很多人可能认为西方主打仿中的媒体是 VOA，其实真正仿中最厉害的媒体在德国，它叫德国之声。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发生在中国三十年前的事情仍然津津乐道，德国人为什么不反思一下他们在二战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为什么不多用他们犀利的视角去展现一下他们杀戮的镜头，以及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放？ 下的种种罪行，这里都有你们莱卡祖先的参与吧。所以，作为华人，我们要团结起来。只有中国的经济强大、军事强大、媒体强大，让世界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惹的。嗱，头先呢位喺加拿大嘅小叶咧就讲，佢话其实你哋啊德国咧历史上都屠杀过犹太人啊，点解你哋唔反思？佢就话诶。